锵锵三人行，今天我可以这个休息一集啊，因为这个两位提出要谈一个这个我非常感兴趣，但是丝毫不懂的话题， <laughs> 足球啊。但是呢，跟咱们聊了这么多年了，就没有长进啊。你不是世界杯的时候都看的吗？他是那种世界杯球迷吗？啊，对，这个人的细胞啊，他长不出来就长不出来。 <laughs> 我踢过足球，我我在我们初中。 我哦那种，据我爸说，我身高能长成今天这个样子，得益于我发育的时候啊，迷过一阵儿踢足球，迷过一阵踢足球。但我今天的自卑感也是那个时候在球场上养成的。为什么？我只是我一带球，我只是听到全场所有的队员都在痛骂我呀，都在喊我的名字，杀，赶快传球啊，传球！ 他们好像觉得球在我脚底下就不放心，让我赶快传出去。我我我也踢过，做后卫把人家球进攻的带球过来哈，其实蛮可怕的。像 <laughs> 我这种不大会踢的人啊，对对，你作为一个守卫，人家带着球过来哈，是，就是有有点怕。然后呢，有个头球吧，我去顶顶完了以后，他们周围都哈哈大笑。 因为我顶的时候闭着眼睛，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根本没顶。后来不是没顶到的问题，后来他们另外一个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他们就告诉我，你刚才也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他说球在这里吧，这个人嘛闭着眼睛在这里顶。 <laughs> 对啊，就是没点到，根本就在你前面。离应该那么远，自己瞎蹦。但是自己已经觉得很害怕，闭着眼睛。 <laughs> 哎，很生动，很生动。 <laughs> 我我我我我也是我也是我我我的优点，他们唯一夸我的我的优点是这人就不粘球。 一到脚底就穿，一见脚底就怕负责任的，赶快赶快传看别人。这是国足精神，国足精神，同样也是巴塞罗那精神。对，这只是看不同的层次的。 <laughs> 所以我就跟你讲，就是说，当然中国足球的今天是一片黑暗，但是呢，孩子们身上寄托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希望。 最近有一场娃娃的这个比赛，壶。我认为给我们预示了中国足球这个未来光明灿烂的未来。真的是，所以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看，呃，你看就是十月二十四号，北京地坛小学足球队跟俄罗斯少年人家也是个小学足球队友谊比赛，你看。 我觉得俄国人该比中国人个高啊！没想到都比咱们长得小，像看起来像幼稚园跟中学生。好家伙，咱们中国对中国人民未来的这个这个身体发育啊，你看出来没有？比俄罗斯人还高，彻底把他们压垮了？酸鹿奶粉长大。对，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可能挑一二年级，我们挑六年级嘛。哦。大家都是小学嘛，对不对？然后结果最后我们一二年级的踢了六年级的十五比零。 好家伙， <laughs> 十五比零！而且你要知道，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于，这其实不是一场完整的球赛，只踢了四十分钟。 <laughs> 四十分钟，大家那要踢完了三十比零啊？对啊，就觉得不行了，不能再踢。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再踢？不是因为输的太惨，而是踢，而是因为地坛小学我们这些未来栋梁们体力不够了。他们其实踢了二十分钟之后，已经开始喘的很厉害。 然后到了四十分钟的时候，实在不行了，所以中场的时候就决定就算了，就是反正也十五比零了嘛，就和平。要我们变成世界第一大国，我们就修改游戏规则，以后的球赛啊，时间可以随时改变。 对，经一方要求可以终止比赛。对，没错，这是中国模式。没错，没没错。而且呢，咱们为什么说话语权？从从这个娃娃娃，从这娃娃说起呢？因为这个关心球的徐老师最近了解到中国的一个青少年踢球的数字。对对，我这个是看到我我虽然我对我我那先说哈，我前阵看了那个跟伊拉克比赛那场球，我看的真是失望，因为我我后来发现。 我每次批评中国足球队，但是我说实在话，他比赛我还都是看。但是呢，最近这一次呢，以前吧我们还可以说他发挥的不好，或者说他某一些运气不好什么。这一次是实在把我全看伤了。这次我我看这个中国跟跟伊拉克比，赛，这个这个输掉的那场比赛，就是争那个什么预选资格，亚洲的，呃，下一轮争十名的这个预选的这个比赛。 那真是，看这怎么样？那那就是不会踢球，那就是根本就，那跟中国都无关了。就是说，这是哪一个中国 <laughs> 队？是国奥队还是？中国现在最好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哎，国这刚换了甘马换了教对对对对对对对，全全场比赛就是那个教练最激进 <laughs> 全场比赛就教练最激进然后真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而而且也不起劲跑。到了后来，大概也是像你讲的，喘了，走不上那个。 明明是落后的时候，嗯，球员啊拿到球啊就缓缓的在后面走，这通常是领先的拖延时间。我们落后拖延时间，所以这次呢，我 <laughs> 我后来得出个结论，我就看球，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喜欢看球？我们不用 S M 的，这自虐，这最好的自虐方式。我我话说重了，但是你相信看球的人跟我是一样的心理，这自虐，我下次还自虐。 哎，我先声明说，下次我没这，我没这情节，我已经不看了。啊，你已经不看，了，我终于不看了。但是但是但是，因为这样的，不是？我先插一句啊，像这种现象啊，能不能提供一个心理分析？嗯，就是他们当时怎么想，是不想好好踢了？不是不是，我说中国足球队啊，就他技术肯定是不行，体力肯定是不行。对。问题是呢，你感觉他就是也破罐子破摔了，这也不想好好踢了。这他是怎么想的？你要按说说你要我的话，对吧？ 咱这个没功劳有苦劳，是就是踢不过人家吧？我给你看一个，我满场跑，我尽力了。我觉得我们要同情一下中国这些球员啊，就我会同情的理解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大概是今天全世界压力最大的一批国家代表队球员，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球迷，啊，中国人这么多人热爱足球，而我们足球队植数其实比不上。 所有世界强队，这这不用讲，亚洲亚洲强队对对都完全比不上我们二二三流啊，对，屡创新低。那这时候呢，他们身上背负这么多寄望，每一场大家都来看，每一场都骂你，所以他们压力非常大。然后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只要他们那场球，我注意过去几场我看了，这场这现在我都不看了。我注意他们有个现象，他们一旦呈现出败相的时候啊，败的特别，就会出现刚刚。 徐老师讲那个情况，崩溃，对崩溃的特别容易，为什么呢？就等于你上场你很紧张，你想的不甚至不是赢，是我不要输，我不能再输，然后没想到还输了，这时候就，哎呀，反正要遭嘛，你们就骂吧，反正狗血淋头，反正临死临尿我都这样了，就那种垮到一个彻底。你你这个让我想起一种心理分析啊，我是想起广美了，你个，这不是这什么意思？我不是说让广美去劳军啊。 我想起广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最近做节目，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就是因为我觉得广美，呃，就是前一阵儿，我后来就台下我就问他哈，我说广美，我怎么觉得你这两集做节目啊，老是这个欲言又止啊，想说话又不说话，或者说两句又有点收回去，收回去啊，这要赶快解释，或者甚至是说说完了之后就说，哎呀，我哪个话你给我剪掉吧，就就又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啊？ 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祸根儿啊，这个祸根儿就是微博呀。我就知道，我说你开什么微博呀？或者说你开微博，你你你你就跟你自个儿几个朋友玩得了，爱看，看了之后呢，你知道那天天底下什么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有人他就能到那程度，你节目里的每句话他都骂你，你知道吗？尤其是女人家比较在乎别人的看法，那么骂多了之后，他会觉得这出现一种我觉得是进退失据的情况，每次一说话。 头脑里有根弦儿，你知道吗？哎呦，我这我我我要往这儿说，往左说，他们就会骂我往左；我如果往右说，他们会骂我往右。我就在通感呢，我就说会不会有可能中国队是脚底下一带球，有没有这可能？我传球，哎呦，他们会骂我，是吧？我我我带球，他们也会骂我。 我跑，他们会骂我；我不跑，他们也骂我。他会出现这种惊慌失措。我这样说，广美呢，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广美还是因为他跟他现在爱情婚姻状况还也有关系。他他他他比较顾及他现在这个这个身份，所以这个谈话节目对他来说不是那么不跟以前有些不一样。身份不一样。但是足球呢，我也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觉得他们要是在乎人家骂就好了，他不在乎。 我有一次啊，我觉得是被骂到不在乎，对对对，他们中东比赛回来，我半夜看球，看了以后我很气吧。早上我正好不知道去哪里，在机场就碰到他们，看到这些球员在机场啊，开开心心等行李，嘻嘻哈哈。我还在那场球的郁闷当中了，他们踢球的人嘻嘻哈哈。你要仔细想想，这些现在国家队的这些球员，他们在中国的地方这些俱乐部队收入很高。 在全世界来讲，收入都不低的，生活的都不错，有的还在国外踢球。帅小伙子，生活这个，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弱国，伊拉克连球场都没有啊！伊拉克的主场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卡塔尔什么地方去踢呀？你知道伊拉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中国这些球员情况很好，他不 care。 他那个国家东西啊，随时组织的。你们一会儿换帅，一会儿换帅，你们怎么辩证？无所谓，我我个人觉得啊，他已经被骂到无所谓，而且也伤不到他个人。被骂到无所谓，哎，也伤不到他个人。另外呢，说一句最关键的话，就是能力就这点。我本来呢不理解，我们我老是在想，我们这么大国家。 我们这么大国家，难道就就没人会踢球吗？凑成十一个人就这么难吗？哎，就这么难吗？现在我明白了，就是这么难。这次这次我看到了这个调查，这个调查呢是据说是上面有关当局叫下面各级，不管情况怎么样，一定如实汇报。嗯，就是说如果不如实要重罚。嗯，所以下面真如实汇报了，如实汇报上去的材料就是说。 全中国的足球运动员，注册球员，注册球员八千个，全中国八千个，你你知道倒卖文物的有多少？八千万，不不是倒卖文物，就中国民间是这个这个好古董的玩古董的八千万人。中国玩古董的跟踢足球的一万比一， <laughs> 因此中国这个八千个是越南的百分之二十。 中国怎么怎么叫越越南的注册球员，越南的注册球员是是我们的五倍，四万。但 <laughs> 当然我们是等于什么法国的百分之一啊，什么什么，荷兰那些也是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注册球员什么概念？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正式加入，像丙级也有个联赛嘛，对不对？你要正式说我要做一个球员，那其实也是业余，但这个叫注册在案。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你要喜欢踢球的话。 那比如说像很多欧洲小国，啊，我们说人家那些地方那么小，荷兰怎么能够踢到世界杯亚军呢？荷兰那么小的国家，注册球员有几百万吧？我天哪！那所以我们是八千个人里边选十一个，能选到这样？如果我们有赌球球迷注册的话，我们是过亿的。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就。 刚才人高马大的这个地坛小学足球队啊，零比十五输给，所以你完全看得到中国足球真的是没有未来的，你手真的是不会有的。 <laughs> 你比如说，很简单，你看现在我们年年都骂，这几年骂的那么狠，说现在洗洗黑钱的那些都给干掉了，对不对？现在要树胎，要重新根治，但是一来做了很多措施，我们做球迷的你就觉得我们还是老样子。你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国家队教练。 换了这西班牙教练来干马超，你知道中国有个干马超，叫干马槽， <laughs> 香港翻译叫干马 <laughs> 干马超，干马槽，你知道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个 <laughs> 养马的，这我们有个现象是这样，我们中国足球这一阵儿，人家都说哪个国家牛，我们就选哪个国家，对啊，你所以我们历年来中国啊，这两年学了很多绝招了，学过巴西，学过法国，学过意大利，学过英国，这两年不西班牙牛吗？马上弄个西班牙教练来。 我们理论上是已经应该学遍天下各种武功集于一身了。那日本人呢就不管那么多，就学学巴西，当年还被我们笑忠诚，对学了十多二十年，结果现在变成亚洲几乎数一数二。那我们就越学越糟，所以你一看这个玩意儿，你就知道，妈，我们还是那样。 你中国球员，我们凭什么学西班牙？你你你这是凭什么？你说你说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学到西班牙？个个子不高嘛？那太我们不个子不高就学西班牙。丢人就有，除非都像文涛这样， <laughs> 球一到脚马上踹出去，这这点像西班牙是吧？我怎么能学西班牙？ <laughs> 这这这这这这就看的人急，然后而且接下来再看这个地坛小学，地坛小学是个队啊，听说啊是北京市里面小学界里面小学生里面是强队啊，是吗？强队当然。 这个代表国家荣誉出去跟俄罗斯比赛，对，不能强队，强队对着人家一帮俄罗斯小，就灌了个零比十五， <laughs> 然后而且还看到就气喘如牛， <laughs> 然后你就知道中国真的是真的是未来不会有希望。为什么？你看现在小孩啊，呃，我后来看了郝海东，他还写了一个评论嘛，他说这中国未来真的很暗淡。为什么现在小孩是怎么样？你比如说上学背书包都家长背。 啊，是对不对？记不记得有一回我们说嘛，在深圳下雨的时候，一帮家长送孩子上学，每一个家长都把小孩是抱起来抱进学校，因为不想小孩这个脚泡湿了，地上积水嘛，下雨嘛。你说这样的一帮小孩。 你怎么可能去去踢球或怎么样踢得好？哎，太难了。这个我我我有一个感觉，但是可能错觉啊，就是我觉得好像就从网络时代以来，嗯，中国这个青少年踢球的这个热情没有了，好像这个孩子们呢，嗯，对踢球都没都拿着那个玩了，对最大的兴趣都在玩这个。可是这别的国家也有网络呢？人家德国没网络吗？对啊，你别说德国、西班牙，孩子不玩不上网吗？ 我说的就是中国呀！我我我的问我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是这样？就比如说你说我们都玩网络，那人家也玩啊。那为什么现在你们说你看 U 二十一以下或者 U 十七的，现在西班牙跟德国那么厉害那些年轻人，他们也玩游戏啊，他们都跟我们要玩网络，都上网啊，都一天到晚 Facebook 啊什么的搞来搞去。那为什么人家还是会？啊，我现在据说要成立一个足球办公室。 啊，都到日本学习去了，回来很有收获高于体委的级别很高的，据说去的里边管足协的只有两个人。 其他都是，所以改下来呢，接下来不学西班牙，学日本了，估计是刚到日本。那么除了这个进退失据， <laughs> 怎么急功近利？就少林足球算了。对 <laughs> 对，清理周星驰做总教练， <laughs> 什么什么马乔啊，请周星驰做总教练就去少林寺跳舞真棒。没事儿，是有现代对，是有现代对，这些都好解决，而且他们公布八千人以后，马上紧接一个命令说，三年之内要翻百倍。 怎么翻呢？翻百倍，这注册球员肯定翻得了啊！中国这点事情，八千乘以一百，哎哎，八千乘以一百，我看就是翻一千倍、一万倍都翻得掉。中国要搞个八百万，随随便便，这个到时候红领巾这什么都发下去，发挥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力，这是很容易。但是在中学里面，比如说凡是加注册去踢球的，都能够都是先进球、员、先进先进球员等等等等，这个这是我们很有办法。但问题是，其实这是个缩影。 我们也不能说人家，比方我的同行里边，嗯顾斌上次来到我们学校访问，在德国汉学家，哎，上我们节目，说哪里能踢球？我从来没接待一个一个访问学者拿了要踢球，哎，踢球，德国人，我们的岭南大学的球场，就他一个人在玩， <laughs> 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学生，其他香港同学也不玩。那我，你看我们也是说说而已，我们还不是看球吗？你想想多惨！仔细这个情情景，你想想多惨！你知道足球啊，是很大一件事情。在北京工体一踢球。 整个城市一大脚都封掉的，就是警察都把道路全改道的。你你知道，一个一场足球比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的盛世，美国橄榄球也是，这个很大，牵涉那么多人。你知道，输给伊拉克的这场比赛，在深圳踢，球票炒到两千三千。哇啊！球票炒到两千三千。就说咱还是我是在香港看的，中国本来就看客方，香港的那个，我是在香港看的转播。 那个评论员当然不像中央台，中央台他们说，后来我看网友嘛说，百做国家队的百分之八十的公司就是那个中央台那个播音员叫刘什么红啊？呃，对，刘建刘建宏，他百分之八十的公司都是刘建宏发动，哈哈哈哈哈，就是他在那里倒倒腾。香港那个上来很很厚道的，他就很客观，就是中国要理解这个处境，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到了比赛到了后半段啊，连那个评论员都熬不住。 没得狗啊！摸的狗，没得救了，没得救！新闻员讲出这样的话，哎呦！ <laughs> 枪不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觉得为什么就中国足球啊，就说明中国是。 最爱散步的国家，是吧？ <laughs> 就是溜达。他好像从我虽我虽然我看的少，但是从二百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我都觉得他们在溜达。但我看日本和朝鲜，咱别的不懂，咱知道他在跑啊。为什么中国人？老？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问题在于足球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现在主要是英国人发明的，它整个规则什么都是西方人搞的，里面体现的这种西方价值观。我们今天中国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我们也强大了。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以后我们中国人踢足球就应该比溜达，就不是比进球，溜溜达达，的就是溜溜达达。但怎么叫才能溜达能分胜负呢？我们可以再想一想，琢磨琢磨。他讲的这个我真想过，我我我我没想到那么极端，但我正在想，既然今天潮流好，我们何必这么多人看呢？就是说，但是因为这又是我们现在全球化，中国想跟世界接轨。 对不对？又是把足球当做一个世界最重要的运动，又做那么多那么多的商业在里边。不过回回过来，过分苛求足球运动员，其实也不公公平。我们自己不也踢不好嘛， <laughs> 对不对？嗯。但是它是一个缩影，其实不单是足球，中国现在有很多拿金牌项目，没几个人玩的。嗯。冰壶啊，什么？全中国就那么几十个人，人家人家加拿大上百万人在玩。 我们就几十个人，我们照样跟人家抢金牌，因为我们这个金牌体育的政策，我们的足球我们小时候就都踢。可是今天说句话，高尔夫球场多过足球场，是当然。城市里边有一块地，我要么起楼了，要卖地了。 对不对？要么高尔夫球场了，要么盖广场开开运动会。我留给你小学盖足球场，开玩笑，你去哪里踢对，说的也是啊，这个楼盘啊，不是总是喜欢弄个高尔夫别墅嘛，对不对？从来没听过楼盘有足球别墅搞足球场。他他最多点缀一下，弄两个网球场，弄个游泳池。对对对你你你，所以你现在可以，我我我想这个事情用不到体委来管。 教育部统计一下，全国有多少小学现在有足球场？对我，我这个这电视上我看他们统计过，中国的这个这个足球场啊是太可怜了，甚至有些那你怎么能怪小孩呢？啊，是啊是啊，他们就说你提供的条件太差了，甚至是有的地方的这个学校，好像说是多少个人就玩一个球，还是些破皮球。不，是，而且也不鼓励他们运动嘛。今天中国小孩子都长得比较胖，原因之一就起码大城市里面。 就是我们从小鼓励的，就只是考试嘛，啊对不对？我真权宜之计，升学啊，把这个体体育做得好的也应该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像美国嘛，你运动好，对北大应该多招足球运动员。我真是觉得这个中中华民族啊，这个就爱歇着。 <laughs> 你看啊，按摩业发达。你看中华民族， <laughs> 呃，自古以来， <laughs> 中华民族咱们足道。你看中华民族这个自古以来这个壁画上画的这个造型的艺术，你发现没有？都是懒懒散散的神仙状，很少有这种运动、肌肉。我就觉得这是不是这个咱们这个汉族人呢？晚上霓虹灯里边，足浴满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